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一九四五年的二月十三号晚上十点，德国东部的城市德累斯顿就响起了防空警报啊！这个地方是德国的历史名城，原来萨克森王国的首府。紧接着呢，英国皇家空军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就飞到了城市上空，几分钟之内，那八百多吨炸弹就倾泻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边。 德累斯顿呢？咱们讲过，它是萨克森王国首都啊，拥有数百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因为无数精美的巴洛克建筑，被称为这个“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可见它的美丽程度。二战爆发之前呢，德累斯顿是这个德国第七大城市，也是德国的照相机、钟表、高级食品的制造中心，是欧洲最富裕的这个城市之一。 这次被轰炸的时候啊，其实纳粹德国已经濒临崩溃，离最后投降呢只有不到仨月的时间了。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距此只有七十公里的地方。德累斯顿城内呢，这个时候有大约五十万市民和二十万逃过来的难民。由于之前的战争当中啊，这点儿呢一直没有被大规模轰炸过，所以呢防空力量薄弱，防空洞呢也不多。 那英国空军这二百四十四架重轰炸机一来啊，就已经让德累斯顿呢陷入一片火海。不过呢，这只是这个开胃菜、冷盘啊。三个小时之后，这个正餐到了，五百二十九架轰炸机，这是第二波。在此时的夜空当中，八百公里之外都能看到德累斯顿的大火，浓烟飞到四千多米高啊，所以这些飞机只能在大火的边缘投弹。 第二天是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德国人刚开始灭火抢救，美国陆军航空队三百一十六架 B 十七空中堡垒重轰炸机又来投下了七百多吨炸弹，把昨天晚上没炸到的地方都炸了个稀巴烂啊！这还没完，又过了一天，一批本来准备轰炸莱比锡的美军 B 十七轰炸机群，由于莱比锡上空云层太厚，就又把炸弹全扔到这个德累斯顿。 才返航，可怜的德累斯顿呐，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就这么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一位美国作家叫库尔特·冯内古特，当时呢在欧洲参军被俘，正好呢被关押在德累斯顿，他和几个看守躲在一个地下肉库里幸存了下来。啊，战后他写了一本书叫《五号屠宰场》，里面回忆了当时的这个情景啊，说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啊。 发现这个城市已经不见了，到处都是尸体。在公共汽车里，很多人死在一起，就像同时突发心脏病一样。大人们呢，被烧焦的尸体会缩成跟小孩一样大小。德国人命令我们帮助挖尸体，但是尸体实在太多，我们来不及把所有人都挖出来，只能把这个尸体身上值钱的东西拿走。然后德国兵会过来，用火焰喷射器直接把这个尸体火化。 由于战争期间的混乱，德累斯顿轰炸的死亡人数呢，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最高估计说是十二万五千人，啊，这个数字就超过广岛原子弹了。最保守的统计有两万五千人，是吧？别忘了，德累斯顿一共只有七十万人，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成了二战期间盟军无差别轰炸的最后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牺牲品，也是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前两年我们去到这个城市德累斯顿，啊，就发现这个城市里的很多古建筑啊，都乌漆嘛黑的啊，就尤其那个市政厅啊，它那个圣母大教堂啊，就是一块黑砖，周围一片白砖，一块黑砖，周围一片白砖，说这怎么回事？要是风化的话，那个它那石头变黑，欧洲的大教堂石头变黑应该都黑呀，怎么还有这个白的？后来当地人就跟我们讲啊，说那黑的就是老砖啊，当年二战炸的时候的黑的。 白的呢是战后补的，重新修复的，是吧？所以他们当地人管这种黑不溜秋的东西叫烟熏妆啊。说你看那个，我们这整个德累斯顿全城都是烟熏妆，就都是炸的，那么四分五裂。那说到这儿呢，咱就该说说这个无差别轰炸啊。这部分节目啊，正片里没怎么讲，特地拿出来一集特集讲，为什么呢？特别重要啊，也特别呢富有争议。 咱们知道一战的时候，空军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啊，然后发展出了什么侦察机啊、战斗机啊、轰炸机啊这些门类。这个时候的轰炸机是飞得又慢又近，载弹量也不大，所以呢，只能轰炸一些前线目标啊。 <laughs> 到了二三十年代，飞机性能大幅度提升，这时候就有人开始琢磨了：那么在下一场战争里，空军是不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一九二一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将军就发表了《制空论》，准确的说呢，就是通过战略轰炸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理论，啊！你别看这个这个意大利打仗不行，还诞生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随后几年，英国皇家空军之父特伦查德元帅和美国空军之父威廉·米切尔准将都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这几个人的主要观点总结一下，就是。 下一场战争里，我们要用大量的轰炸机去轰炸敌人后方的交通线、军工厂，甚至城市，消灭敌人的战争潜力，瓦解人民的战争意志。这样，甚至可以不需要陆军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根据这个理论，空军将成为未来军队的决定性力量，而空军的核心呢，将是轰炸机。所以，这个理论呢，也叫轰炸机制胜论。 到二战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制胜论啊，就成了美英两国空军的主导思想啊。英国轰炸机部队司令阿瑟尔哈里斯爵士啊，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和战略航空兵司令卡尔斯帕茨都是这个理论的坚决拥趸者。战争开打的时候，英美就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轰炸机部队。相反呢，德国人对战略轰炸倒是没太重视，毕竟打波兰、打法国。 都很快在地面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到了不列颠空战的时候，德国人蒙圈了。谁都知道要轰炸英国，可是谁也没想明白怎么炸。首先一个问题是炸哪儿啊？一开始德国人炸的都是军用目标，目的呢是攻敌所必救，引诱皇家空军战斗机出动，是吧？从而夺取制空权。但是这个策略没坚持多久，放弃了，改成轰炸伦敦、考文垂这些城市。 但是，就凭德国空军的那些个战术轰炸机，小短腿载弹量又低，很难有什么效果，反而给了英国皇家空军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最后，这个不得不草草收场。德国空军一不玩，就轮到英国人反击。啊，一九四零年五月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就对德国进行轰炸。一开始，英国人的轰炸目标呢是潜艇基地。 炼油厂和港口，目的呢是为了拦住德国人登陆。要想进一步实现轰炸机制胜论，就得深入内陆轰啊！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的呢就是跟德国人之前一样的问题。首先，距离太远，英国轰炸机虽然比德国强点，但强不了太多。另外呢，由于没有制空权，白天轰炸的话呢，轰炸机损失非常大，所以英国人呢就都改成了夜间轰。 夜轰的时候啊，对这个导航和瞄准设备，还有这个经验呢，要求很高。那个时候没有 GPS，啊，所以在头两年呢，效果不咋地。直到这个事情的转折啊，就发生在这个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三十一号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的重镇科隆，组织了千机大轰炸，一千零四十七架。 轰炸机投下了一千四百五十五吨炸弹啊！英国人的战术是什么呢？先用几架轰炸机投下照明弹，再由主力部队过来扔炸弹。这一次轰炸的效果超过了此前九个月的总和，而只损失了四十架轰炸机。所以，对这个科隆的轰炸成功之后，英国人尝到了甜头，就开始挨个轰柏林呐、汉堡啊、汉诺威呀。 就这些城市挨个轰啊，所以这些城市里边的老建筑也都是烟熏妆啊。到了四二年八月，美国加入了这个轰炸。那第八航空队司令斯帕茨呢，特别看不起英国人夜间轰炸平民啊、轰炸城市这种行为啊，觉得太不人道啊。所以呢，双方分工，美国人白天炸特定的军事目标，英国人呢夜里炸德国城市。 美国人主要使用的是 B 二十四解放者啊和 B 十七空中堡垒这两种重型轰炸机，在速度上、航程上和载弹量上都超过了这个英国飞机，而且呢配备了先进的观瞄设备，轰炸精度要高。给这个轰炸机护航的是 P 三八闪电和 P 四七雷电。 两种战斗机，这个 P 三八呢，就是击落山本五十六的那种啊。但是这两种飞机啊，都不能为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也就是说呢，跟着飞一半就得返航，这之后轰炸机就得靠自己了啊。战略空军司令斯帕斯将军说：“没关系，轰炸机啊足以自保。为什么呢？这个 B 十七叫做空中堡垒，不是吹的，头部、背部、腹部、尾部左右各有一个炮塔。” 是吧？一共是十挺机关枪啊，这个自卫火力够猛的了。当时这个飞机带航炮的都少啊，十二点七机枪就不得了了。斯帕茨呢还发明了一种这个箱型阵型，大轰炸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立方体，德国空军战斗机要想从中间穿过，就要受到各个方向上的射击，整个轰炸机群就像一个大刺猬一般。 靠集火保护自己，但是这斯帕茨啊，很快就被打脸了啊！一九四三年的四月十七号，美国一百一十七架空中堡垒空袭不来梅，德国呢只起飞了二十架梅塞施密特幺零九战斗机啊，就在美国轰炸机群当中是横冲直撞。空战结束，六十二架空中堡垒被击落击伤，占参战飞机总数的一半以上。八月十三号，三百六十三架空中堡垒轰炸。 施维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结果呢，六十架被击落，是吧？为什么要炸这个地方啊？因为斯帕茨发明了一个拦腰截断理论，就是说呢，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看作一个长长的流水线的话，从矿石到坦克，如果能够中间找到一个关键节点，那么把这个关键节点掐断，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斯帕茨找到的这个节点就是滚珠轴承，你造什么东西都得用滚珠轴承。 所以，尽管上一次损失惨重，休息俩月之后，美军再次派出二百九十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施维因福特。这次轰炸呢，德国人早有准备啊，派出大量的战斗机拦截啊。早先呢，在这个战斗机空战当中表现不佳的梅塞施密特幺幺零重型战斗机，反而因为速度快、火力猛啊，对付轰炸机是卓有成效。结果。 这次又有六十架空中堡垒被击落，还有一百三十八架勉强飞回去，就进了废品收购站了。这次空中大屠杀使得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足足歇了一个月，没能发动这个新的空袭。几个月的时间，美国轰炸机都不敢靠近德国国界，更不必说深入心脏地区啊！所以，这个事实证明，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靠自己自保是不靠谱的。 这段时间英国人的空袭啊，倒是有几次亮点。五月十六号，十九架兰开斯特重轰炸机以损失八架的代价，炸毁了鲁尔峡谷的莫内大坝。这次轰炸导致莫内大坝控制了两座水库的存水瞬间排空，水库下游成为一片汪洋。一百二十五个军工厂被迫停产。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后来回忆说：“如果再这么炸一两次的话。” 整个鲁尔工业区就会完全停产啊！可惜盟军这边啊，炸了这么多地方，却没有什么靠谱的方式评估轰炸效果，所以呢就没有持续轰炸这儿。到了1944年，盟军的轰炸一天比一天猛烈。为了拦截轰炸机呢，德国人就发明了很多方法，双方呢见招拆招，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德国防空部队的第一道预警是沿海岸线密布的雷达网啊！四三年开始呢，英美轰炸机就装备了绰号“窗户”的雷达干扰过装置，其实呢就是从天上撒下大量金属箔条，让雷达屏幕变成一片白花花，作用呢就被大大削弱了。在飞机上，德国人也没少做文章啊！像 B 十七这样的重轰炸机，机身非常坚固，经常被这个打残打伤之后，啊，还能飞回去。 所以德国战斗机普遍用二十毫米机炮代替机枪，后来呢还专门装备了反轰炸机的火箭弹啊，在机枪射程之外发射一发火箭弹就能干掉一架空中堡垒。地面上德国人建了八座巨型防空碉堡啊，每座呢有二十层楼高，顶端呢布满这个八十八毫米和一百二十八毫米高射炮，火力非常猛啊。盟军飞机啊。 一般都得绕着走。这八座碉堡呢，两座在汉堡，三座在柏林，三座在维也纳。啊，有好多呢是保存到今天啊。大家去这个城市啊，这几个城市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看，那非常的壮观。所以这些办法一起用，美国的轰炸机几乎每次出动都损失惨重。再这么炸下去，实在是这个盯不住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又有转机了啊，因为一种新型战斗机。 面试啊，这就是这个 P 五幺野马战斗机啊！中国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去的就是这种飞机。P 五幺野马是螺旋桨战斗机的巅峰之作，速度、机动性各项性能远远超过德国的所有战斗机，而且呢航程特别远，给轰炸机全程护航没问题，有富裕。斯巴茨深刻反思自己之前的失误，热烈欢迎这个战斗机来给护航，而且呢他还让战斗机部队。 不用拘束于保护轰炸机啊，可以在轰炸机前面起飞，先飞到目标上空。这个时候，德国战斗机就非常尴尬了。你起飞迎战吧，那轰炸机来了没法拦截；等轰炸机来了再起飞呢，就得冒着野马的火力强行爬升，基本上就也是死路一条。而且现在美国战斗机数量、质量都有了优势，飞行员的水平越来越高，德国人在天上就越混越惨。 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已经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对德军的驻扎地和交通要道进行了狂轰滥炸，威风八面的德国坦克根本就开不到前线，是吧？所以德国空军只能开始憋最后一个大招啊！一九四四年的六月，美军飞行员惊讶地发现了一种没有螺旋桨还飞得奇快的德国飞机，这就是梅塞施密特二六二啊，简称密2二六二。 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参加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最大速度能够达到九百公里每小时，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螺旋桨飞机啊！然后装备四门三十毫米的机炮，火力非常凶悍，还能带火箭弹。m 2 6 2啊，最常用的战术呢是几架飞机编成小队，埋伏在高空，从两侧高速接近轰炸机，一阵齐射之后，再以高速爬升脱离。 所以，盟军战斗机只能是目送着他们离去。密二2 6 2也就被称为德国空军的这个“狼群”。1944年9月的一次战斗，六架密二2 6 2在几分钟内就击落了十五架空中堡垒，而自身无一损失。 喷气式飞机让德国空军看到了一丝死灰复燃的希望，但是呢，这点念想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熄灭了。为什么呢？因为盟军飞行员很快就开发出了很多对付密2 6 2的办法啊。首先是护航战斗机要飞在轰炸机上空，遇到密2 6 2就可以加速俯冲，缩小速度上的差距。其次呢，是尽量找密2 6 2转弯时候的时机进行攻击，因为密2 6 2是重型战斗机，灵活性比较差。 不过，最好的办法呢，还是抓住起降时候的密二六二。四四年十月五号，一架加拿大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就击落了一架正在降落的密二六二，那取得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机的战果。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一共有一百架密二六二被击落，啊，德国排名第五的王牌飞行员，也是第一个喷气战斗机大队的大队长。 诺沃特尼少校就是驾驶密2 6 2的时候被一架野马战斗机击落阵亡的啊！当时德国战斗机部队的司令加兰德中将正在前线观察所里，那所以他在无线电里亲耳见证了诺沃特尼被击落的全过程啊！所以对他造成了这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呢，这个密2 6 2呢需要用精炼的航空燃油啊，这个时候对德国来讲这玩意儿就是奢侈品了啊！再加上它起降需要一公里长的跑道。 也必然是盟军轰炸机重点关照的对象，所以密2 6 2要想起飞都很困难，所以想用喷气式飞机扭转战局的希望就被彻底破灭了。拦不住轰炸机，施佩尔就把重要的军工厂分散到各处，很多的都搬到了山里啊，再加上其他措施，德国的军工生产呢反而是在1944年达到最高峰，而对城市的轰炸。 有没有达到让德国人战争意志削弱的作用呢？更没有。在德军呢已经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1945年，英美空军还是把一半以上的炸弹投向了德国城市，比如咱们开头说的这德累斯顿大轰炸。虽然轰炸造成了57万德国平民死亡啊，但是这些轰炸不但没有消灭德国人的战争意志，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绝好的宣传素材啊！你看，盟军就是要彻底消灭德国吧？这不是铁证吗？ 这一点恰恰跟德国这个轰炸英国的作用是一样的，非常讽刺。一位德国将军在日记里这个写到说，轰炸过后，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游荡在大街上，他想要的只有一张床，再给孩子弄点牛奶，而不是去柏林推翻希特勒。所以，轰炸机制胜论这个理论实际上可以讲呢是失败了。至于斯帕茨提出的靠轰炸机自保的想法，就更不靠谱。 持续五年的战略轰炸，盟军总共损失了一万六千多架轰炸机，七万六千多名飞行员阵亡，是吧？这比这个德国潜艇艇员死亡人数都多。美国第八航空队伤亡率达到了夸张的百分之七十三，这个数字比在太平洋上血战的海军陆战队还要高。平均每个空勤人员执行三次任务就会牺牲，所以说他们是最高危的职业，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战略轰炸这个事儿，最大争议不是战果，也不是自身损失，而是在道义问题上。英美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尤其是到了后期，已经不是偶尔误伤平民了，而是目的就是要杀伤平民，就是要在平民中散播恐怖。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大家都知道，二战反法西斯一方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的，那你可以用一种不正义的方法打赢一场战争，然后自称是正义者吗？ 如果可以的话，那等于你跟你的敌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类人，也就是说，你是在用法西斯的方法来打败法西斯，那这个推理就非常可怕了，因为这说明你的正义性是来自于你打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的话。 希特勒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们说我邪恶，只不过就是因为我打输了。那我为啥打输了呢？因为我不够狠，我没炸伦敦，没炸纽约，没炸莫莫斯科，我没把这些地儿给炸平，所以我才输了战争，对吧？所以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吧？你你否则你抓住小偷，你怎么处罚啊啊，然后让让失主上他们家偷一圈儿去，行吗？不行吧？啊，那像伊朗似的，把手剁了，那也不行吧？” 对吧？所以那有人说呢，不这么打那怎么办？岂不是反法西斯一方要死很多人吗？很遗憾，没办法，就是这样。正义的一方就要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才能对得起你这个旗号，哪怕为此牺牲更多，这也是你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 啊，所以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就说，如果文明的捍卫者只能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获得胜利，那岂不是文明本身的极大的讽刺？是吧？就跟今天你对付恐怖分子，你只能抓到这个恐怖分子审判啊，你不能说把这恐怖分子全家啊，连他孩子什么的株连九族全杀了，那把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都都弄没了，你不能这么干。 所以战后很多人，尤其这个很多英国人、美国人，都提出来把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作为战争罪行，审判相关策划者啊，那当然是不能实现的。这战略轰炸啊，在当时的德国人心里确实是播种了仇恨的种子啊，而仇恨这种东西一旦种下，就很难被消灭，没准啥时候就开花结果。战后，德累斯顿又被重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每年二月十三号呢。 都会有上万人在这儿游行纪念当年的大轰炸。这些年，随着这个欧洲激进右翼思想抬头，很多右翼党派就加入到这个游行当中，甚至有人打出了纳粹的标志，让人感觉啊，希特勒的幽灵蠢蠢欲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战略轰炸到底对不对，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反思。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多资源关注微信。 曾氏小记，或访问曾氏小记资源网。